因为刚才这个，我们听到这个马家辉啊。 呃，还在跟我们说看建党伟业的热情啊。 <laughs> 那么我们锵锵三人行呢？今天是不是要讲这个呢？当然不是。子东、家辉跟我呢，跟大家谈一谈高铁的事儿。但是呢，你刚刚说那个话让我很感慨。就他说啊，看到现在有年轻人在微博上说，看完了建党伟业之后，也很有了热情澎湃，想主导。 <laughs> 这这这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， <laughs> 这可不行。但是后来搞清楚了，人家这年轻人是说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参与建党伟业啊。 不是现在讲，那每个人也你不能扭曲人家的想法嘛？不这个意思啊。我也留言提醒他，年轻人别乱来， <laughs> 别乱来啊！看我见到我也是。对，而且每个人有他的想法。比方说，里面有人说，假如是喜欢写文字的人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想回到那个年代，原来那个年代还……” 可以办报纸的， <laughs> 还有还可以做蛮多的事情。人在一个时代往往看不清楚，嗯，你不知道你在这个时代，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同行叫沈彦冰，呃，年轻轻的， <laughs> 年轻轻的编小说月报，是，同时也参加马列主义的学习小组，陈望道组织的学习小组。一大开幕的那那次会没去。 嗯，编小说月报那么忙，要 <laughs> 参与五四文学革命，错过了，对对不对？后来他们跑南湖去了。当然了，参加的人也并不一定都一定是革命家。后来后来，不在周佛海、周佛海、 <laughs> 陈公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张国焘啊，这个对 <laughs> 不对？对你你你碰到毛泽东、拆了身是好了，你碰到那个。 瞿秋白好几次了，后来到二七年，国民党四一二在上海不清岛那大屠杀嘛，是他在武汉，武汉那个时候讲，汪精卫不是还是左派国民党吗？是是是是，他当时是民国日民国，是嗯，所以地位很高啊，嗯，对地下党董必武这边给他一指令，要他去南昌，嗯，他结果去了哪里啊？ 跟女生去了庐山， <laughs> 你们他后来很有名，的们知道？从孤岭到东京嘛。对。后来我看他的书，说我所走过的经历里边说，他就解释他在武汉买不到票去南昌， <laughs> 写了两页。我当时看不懂，我说你买不到票就买不到票，你何必要写两页呢？ <laughs> 当然，你想想他这个庐山这个度假度的，当时去庐山七月份呐，二七年七月份呐。 八月一号就是南昌起义啊！开玩笑，所有参与的人，叶挺啊、陈毅啊、林彪啊、周恩来啊，后来都是元帅呀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汪精卫在时代里错过了自己还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， <laughs> 他就是买不到票， <laughs> 主要就买不到票。所以今天在中国呢，这个铁路买票为什么是个问题呢？你错过了。 就可能错过了建党伟业了。 <laughs>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个京沪高铁啊，现在不是要开了吗？这个买票呢，我听一些朋友啊，像加藤加一，他就说这个买票啊，发现有点难度。说很多人都误会，以为说这个高铁票价高，是不是？媒体不是老说嘛，这个这个这个不划算，老说这个哎呀，其实门可罗雀，没什么人坐。他说不，其实买了买票高铁的各地高铁买票人还挺多的。 然后呢，常常买不到票，而且他这个票呢，你只能到这个车站去排队买。据他的说法啊，加藤的说法说你还不能够透过别的方式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的原因。那么反正无论如何呢，我奉劝这个铁道部门呢，买票得让大家方便点，要不然将来又多了几汪精卫。很很很很 <laughs> 方便，很方便。我我我我坐过上海到南京的，嗯，很方便，有很多就是自助的买票。那是高铁吗？还是动是高铁。 高铁就就是非常快，就是上海到南京一个小时十五分钟，是吧？可是没有，只东你说自助买票还是跟文道说的，要去到车站才能买票嘛？对，不能预先上网，好像买在香港买电影票哈，买车票就是可以上网预定选位置哈？嗯，你是没有办法要去那边有就有，没就没，应该也有吧？我觉得挺方便的啊，是吧？我我是人家帮我买，反正呢，我说啊，今天为什么咱呢要说这个京沪高铁的事儿呢？是这样。 就些万众期待的一件事儿，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成了高铁大国嘛？在全世界盖高铁最牛就是咱们国家了。你看美国吧，这个现在跟我们学习国家不行，它差远了。美国呢是当年世界上面第一铁路强国，嗯嗯，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崛起啊，其实是跟铁路有关系的。哎，是我们中国人修的铁路，哎，我们还是中国人的贡献。 <laughs> 那么当时我们华工去美国建铁路，贯穿了它两个大洋，那么促进它国家的繁荣。 那么当时我们国家呢，其实有一条洋人建的铁路，就在上海。 但是那条铁路后来我们用钱赎了回来，还把它给拆了吗？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对，那现在呢不一样了。现在美国铁路网已经落后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花不起那么多钱搞高铁，那是政府负债累累搞不定。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，咱中国不缺钱，那么所以再加上四万亿就是不差钱啊， <laughs> 所以呢这个叭叭叭叭叭这个高铁呢，在过去几年间就搞起来了，搞起来呢现在呢。 要出推出了，结果一推出，现在有几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第一就是说，发现这个高铁票原来大家都说贵，所以现在它得降价，它不止降价，同时还减速。原来我记得好像说最高时速是三百五十，甚至有人说说三百八都行，我记得，现在要减速了，减到了三百，三百。那么这就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你这个高铁。 如果你是到了三百的话，那这个高铁的这个意义就好像少了一点了。半高铁，半高铁了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当然你这三百还是很厉害，还是很快了，比新干线快了，没错，比新干线快。 然后，而且另一方面呢，也有人说啊，就这几天的消息，一些杂志就说了，说原来呀，过去讲三百五啊，根本是忽略了安全系数。对对，这根本是不安全的。实验不能对，那那个那个实验不能这样做。说这个，其而且还有一点，我们老说这是我们自主研发，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事实不是？它主，那当然是有自主成分。 但是里面的核心技术仍然是用德国跟日本的啊，那么甚至那时候不是照片拍过吗？ <laughs> 他连那个洗手间里面那个上面那个那个贴纸日文的贴纸都还在，还没来得及拆，被记者发现了啊。 <laughs> 那那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现在得减速了，然后呢也得这个减价，方便大家。那到底这个高铁大家会不会坐呢？我先引诱大家看一看，你们看看这照片。 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高铁的，这豪华，呃，V I P room 啊，V I P 座。那这个 V I P 到底是谁坐？反正我们不知道，反正是 V I P， <laughs> 不会是我们。那接下来再看看这个，勉强我们也许还用得起了。这是里面的吧台啊，有酒吧间，厉害吧？还有呢，再看看。 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洗手间。哎呀，看到这个洗手间，你感慨不？想想看，从前我们坐铁路 <laughs> 那个洗手间，大串联的时候，那个一个一个厕所里边挤好几个人。没错，你说这里头现在能挤十二个人了。他这洗手间有点奇怪，没有蹲的吗？中国人不。 呃，那铁路都用蹲的，什么年代了还蹲？北方的人一定抗议啊！是啊，他说他就蹲在上面蹲嘛，蹲 <laughs> 站上去蹲。但是我我为了其他乘客着想，站上去蹲嘛，这个这不是不行不不能提倡这个啊。好，再看这什么呢？这是这个好像是一等舱了，头等舱啊，一等舱了一等舱了啊。好，再来看看。 接下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二等了啊，这是我刚才那个公务舱，这是一等了啊。嗯。接下来这什么呢？再来一个，这是三等了，这就相当于过去的硬座。对，嗯，不错啊，真是这看起来真是感慨。那其实我不太明白哈，为什么要减速？是比较安全哈，比较安全嘛。可是他他不减，他改名就行了，叫高维快铁。你好，他其实 <laughs> 还是你就愿意，你就还是愿意，我我我我其实我其实很同意，我觉得现在。 所有的中国的高铁系统发展的非常好，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安全。我也觉得是。现在要是出一个什么安全，这个对这个打击太大。所以你跑三百、三百五，这个锦上添花了。嗯，这是锦上添花，而且已经超过新干线了。是。你想，我们的核心技术虽然来自于德国，但德国自己没有修这么快。对。 对不对？德这个相比之下，这个德国就是弄了一条在上海这么做实验，德国自己并没有这样我德国没这么。他们为什么不修？他也有他的考虑了。当然，德国地方没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没有我们这么幅员辽阔。日本有一条新干线，他也没有加速到那么那么快。我前一阵看到有有中科院的教授在说，可以达到四百多。我当时的心里的想法说：你们别别这么比， <laughs> 别比大跃进的这一套。 对不对？安全第一，安全。哦，那个啊，其实就等于你开车，我们马路上的车全部都能够开到一百八、两百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没人会这么开嘛，就 <laughs> 就这个道理嘛。三百就非常，三百就非常快。不过呢，再说一点啊，就是我们一过去这几年发展高铁啊，效率是全世界之冠。对对，我们可以说是不惜代价，有时候修一小段这个隧道。 其实按别的国家，他会计算很多成本效益的东西，我们基本上也没管，因为你知道铁道部很独特嘛，铁道部基本上像个省一样，它有自己公安、有警察、有检察院、有法院， <laughs> 那基本上这它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去完成这些任务，但是问题是现在真的要服务大众了。 你就不能说不惜代价的要提高速度，这是肯定不行。但是它另外一个速度我是不大明白，就是说我看了很多报道，就是这次一路沿线啊抢时间非常厉害，嗯，就是一定要赶在这个本来说是一年底通车，所以现在要赶到六月七月通车。嗯，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，为什么要抢这半年？因为我看了一连串的报道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是赶不及啊，使得沿路修的人啊压力巨大。 哎呦，像深圳哈，深圳最近哈，嗯，也是大干快上，嗯，但他是为了大运会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没办法，这运动会日期赛好了，嗯，你得佩服他，现在还有五十多天啊，对，什么都还没修， <laughs> 都是个工地呢，你真的得得相信这个国家的速度。我我我最近去了澳洲嘛，嗯，感触太深了，这个。 这澳洲人太慢了， <laughs> 所有的中国人我在那里碰到，从领事馆的参战到打工的学生，问他澳洲什么情况，慢了，嗯，就是说这个国家很慢，所以为什么觉得他慢，就说明中国人现在这个速度，但是我对这个。 日完成的工期这么赶，我就搞不清楚，跟这个我们前面说的建党伟业有关系吗？我赶在赶在对，赶在七月一号，赶在对对党的那个九十周年，对那个会不会是那个？坦白讲，我仍然觉得这种事你也不应该瞎赶。 就是你不要变成什么任务这么来看，应该是还是尽量怎么样能做好。我知道深圳那个深深圳湾大桥那个时候要赶在九七十周年，对，就零七年的七月一号，啪赶出来的。就像香港的新机场嘛，那时候也是这样赶赶在，结果根本没准备好，全部有漏水啊，运作瘫瘫痪，那时候一塌糊涂。我我就希望，吧，现在高铁也是一样，就我们希望还是不要为了赶而赶，还是最重这种。 啊，嗯，呃，应该是越安全越稳妥，不要出事儿，这才是重要。的。你现在你如果说假，我们不知道，但假设你真的是为了政治任务而改，到时候万一出了错误的时候，那错误难道不就成了政治错误吗？你想想看，那就很不好了嘛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。 这个高铁为什么要减速？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说是怕跟民航竞争。嗯，你知道，就是人为限制它这个市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，你你算算看啊，假如你京沪高铁开通，你速度这么高的话。 你其实跟搭飞机、搭民航机是差不多了。现在是五个小时是吧？对啊，那所以现在民航啊，就基本上压力很大。现在最怕高铁的是谁呢？不是一些说担心安全的老百姓，或者说怕它票价贵，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些民航这些企业啊，这些个机构呢，他们就担心你高铁一弄好了，说那我们这飞机谁坐？因为你事实上你之前呢，你是看到有先例的。你比方说像呃欧洲。 欧洲现在几个城市之间的航班很少人坐，为什么？因为欧洲的铁路网太好，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欧洲基本上就是铁路。欧洲内陆飞机有时候可以买到很便宜，对，很便宜嘛，就是因为你铁路太方便。说伦敦去巴黎，哪有人搭飞机的？都直接过隧道过去了嘛。然后呢，你再看美国啊，美国为什么这个高铁一直难搞呢？有人就说这是因为美国太依赖航空，它这个压力会很大，它整个航空业。 就不愿意你发展这个铁路，所以今天中国也面对这个问题，就你高铁跟这个空运啊是有这个竞争在这个在这里头的，所以他可能想着呢，就是让高铁先缓一缓，给民航一个转型跟喘息的时间 <laughs> 啊，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很体贴的。呃，如果是最善良的发展的话，良性互动的话，它倒是一个契机，可以促使民航改善。 嗯，因为民航它现在高铁总体的时间还是比比飞机，尤其北京上海之间哈，北京上海的飞机还是两个小时嘛，嗯，那你就算扣掉两个人机场的话，大概四个小时，嗯，但问题是你知道准点是不正常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都 <laughs> 对对，你上了飞机以后。 他会告诉你这个空中管制，哎， <laughs> 没错。据说中国的领空，中国的空中管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开放的很少，没错，没错。军事用的很大，对，这跟美国的领空很不一样，跟全世界都不一样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你要说航空公司吧，航空公司说不是我的责任，没错，是机场不让我飞，没错。你问机场吧，机场说不是我的责任，这是。 空中管制的一个责任，要么是对方对面天气下大雨，要么就是空中管制。所以乘客在这方面，我我一直觉得，如果以此来为一个契机，把一个环节叫每一个环节到底环节出在哪个部门？嗯，我爱祖国的蓝天嘛，那人民当然蓝天为人民服务嘛。你怎么样最？ 重要的军事的调动，当然最重要。南海现在越南要来欺负我们了啊，菲律宾来搞我们了。那这个调动你去调，我们坐在这里干等也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么重要的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你让你知道中国现在的航空啊，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？你知道中国现在坐飞机一年多少人吗？ 你想不到，八零年的时候啊是两三百万，现在是两亿多。哎呦，你说一零算算算，全世界第二大航空国。嗯，你你能想象吗？中国十二亿十三亿人，六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坐飞机，这个人次，这是人次，哎，这是人次，哎，这人次。那你想，所以每天哈。嗯。 七八十万的人在坐飞机，那你你不能这样比，因为中国这么大，等于欧洲十多个国家、二十个国家，那当然人次加起来很多。那另外很大的印度哈，那个航空量等于香港。 那呢？它的经济 <laughs> 经济规模不一样，但是重点在于说中国啊，除了说经常什么误点以外啊，令人生气。我在中国飞来飞去的，其中一个最愤怒的地方在于说飞机场才所提供的餐饮服务啊， <laughs> 我觉得全世界最糟糕。他还计较这个？ <laughs> 哎呀，这准点就很高兴，因为这这两个是相关的嘛。我通常是误点，所以得在机场待着，是吧？然后你去任何飞机场，包括上海。 你就发现，通常这么大的飞机场哈，北京比较好，首都机机场哈，上海这么大的，别说其他南京哈什么，那么大的飞机场，通常只有一家两家餐厅，你就明白一定是垄断的。那当然。然后里面的咖啡卖八十八块钱人民币， <laughs> 等于一百多块港币，比香港的蓝山咖啡啊，普通咖啡比香港半岛酒店的咖啡还贵，绝对是全世界最贵的咖啡。每一次我坐在中国的飞机场。 我就觉得你用想象力 <laughs> 把它想象成是你在半岛咖啡、 <laughs> 半岛酒店里面坐着喝这杯咖啡。哎，重点不一样。我在半岛酒店的话，那个服务员会过来，Sir，跟我微笑，对我鞠躬，在接你喝什么？哈哈哈就这样，给了一百块港币，是这叫叫叫民俗文化村嘛？你就当做是了，到了这个好，悄悄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说到这个坐高铁啊，到底跟坐飞机哪个好呢？刚才我们的结论好像是告诉大家坐飞机现在问题很严重，因为我是很同意啊，这个航空管制啊，我遇过好几回。比如说你说我去北京吧，我现在是每两回去北京就必有一回呢，一定要误点，而且误的还相当严重。而误点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时候天气不好，可是我从来也不太明白，就比如说。 北京天气不好啊，说大家得晚点起飞，怎么样？雾个半天一天的都有，这也就算了。可是回想起来，你如说香港、台北，我们这些亚热带地区都是会有台风的嘛。我们这边是台风，我试过，连香港这个八号风球也起飞，它都照起飞照降落。 那你北京什么样的天气不好能严重到这程度呢？那第二呢，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吧，这的确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就是我们的空中的航道资源，的确是军方使用的比较多。那我们当当当，你刚才说希望慢慢将来说这个军方资源能不能让出一些给民航，因为民航需要存在嘛。可是问题是你要想，军方也有话讲啊，他说要保证国家安全呢。我们国家什么？ 最重要的安全第一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也很难搞。但那有很多别的国家，他们怎么分配？他们也保证他们的。那我们国情不同嘛。 我们安全考虑比较重要。那我们大国崛起，人家来来来对对我们不利。可是说回来，现在这个航空业还是回到那个老话题，说它最严重面对高铁的竞争嘛。嗯。所以你说有一个阴谋论，说高铁开慢一点，嗯，保持航空的竞争力。其实它可以相对双管齐下嘛。 也下命飞机开快一点， <laughs> 对对，这样子要改善。 <laughs> 我经常觉得飞机开的慢，意思就是。其实其实我们不要它开快，只要它准点。 <laughs> 准点以前呢，以前不准点呢，我们是真没办法。你你北京到上海应该飞五六个小时，五六个小时能到。对，你要十个小时，我也没办法。那现在我有办法了，我可以换另外一个。你你说真的，你比如说从从香港到北京吧，你要说高铁是八小时能到得了吗？话，在我看来，其实跟坐飞机现在差不多。对， 嗯，因为你要连误点算上，还有飞机场的那很大的一段路，还要提早两小时到等等等，而且别忘记发展下去，它是一盆大生意哈。嗯，高铁会有很多花招出来，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照片，空间很大嘛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我我必须给你看个事你说花招有你喜欢的，我们来看看。 <laughs> 你这个呃，坐飞机有空姐吧？坐高铁你知道有个什么姐吗？我们来看看，车姐，这不叫车姐，这。 看看 <laughs> 高姐在干嘛呢？在含筷子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含筷子吗？练习微笑。我以为在挑逗， <laughs> 没有这怎么挑逗？含筷子。我我觉得说他的花招在于说要挑逗，因为你说那个附加价值，我心里想的不是这个，跟什么美不美女无关，是说比方说空间很大，可以给你脚底按摩。 对不对？ <laughs> 我觉得说，你坐几个 <laughs> 真的，高铁给你的脚底按摩，不一定是他买嘛，你可以找一个脚趾五十块， <laughs> 对没有，我觉得说，话说回来啊，我们还是要替坐飞机说一些好话哈，因为我有点担心，像高铁的空间太大。 这是我的偏见哈， <laughs> 空间太大的时候，中国的坐的舒服了你又不行，乘客会乱成一团啊！我不晓得我最近有有些机会在内地跑动啊，在火车、火车站等等啊，他们在打扑克牌，要跑来跑去，一向都非常吵。你以前不坐火车吗？我刚看那个人家那二等座，我多感慨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同志情谊的好地方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对不对？半夜就在那打。